课文一，在小丽家。我听说你身体不舒服，怎么了？前几天有点发烧，现在好多了。喝杯茶吧，这是我为你买的绿茶，很不错。谢谢，我要吃药，不喝茶了。那喝杯水吧。好的。生词：发烧，胃。